第一百一十四集，那天在日料店的洗手间内拒绝那位高级设计师林和熙，也没有明确向对方挑明自己是一还是零。他不认为自己有告诉对方这件事的必要。然而，自打那天以后，公司内有关林和熙的传闻就已经人尽皆知：是一，但是有男朋友。那些抱有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想法的部门同事们。 纷纷失望不已，看向他的目光也不如入职那天那样热络殷切。当然，也有那么不死心的一两人，每天都盼着林和熙和男朋友分手，好让自己趁虚而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全公司对他试衣这件事深信不疑，唯独那位在入职聚餐上就没给他好脸色看的同级设计师，却一口咬定。 她不但装一博取他人关注，还故意谎称自己有男朋友。毕竟，林和熙口中的男朋友从未在公司同事眼前露过面。说起这位忌惮他的设计师，年纪轻轻，个子高挑，样貌漂亮胜过多数女人，还是 A 大毕业的研究生。平日里也喜欢打扮自己，妆容首饰样样不少，最爱亮晶晶的饰品。 本人姓卓，英文名叫 Joyce。公司内其他同事叫的久了，就渐渐演变成卓伊斯，或是更加亲切的思思。相比之下，工作和他左右相邻的林和西，无论是从办公桌风格上看，还是从林和西本人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上看，简直堪称直男中的直男。也难怪身处整个带有浓浓卓伊斯风格的设计部门中。 林和希会被其他人误认作是一，卓伊斯虽然不喜欢他，却比部门里那些喜欢他的人盯他更紧。两人虽然坐得近，相互之间却从未有过工作以外的任何交流。当时林和希在煮咖啡，卓伊斯从门外进来，昂首挺胸地打量他一番，口吻中满含嫌弃：“你这样的小把戏啊，也就能骗骗他们那些没见过一的人。” 可骗不过我。你要是一，我现在就倒立出门。林和熙转过脸来，双手抱臂，若有所思的下定结论：这就是我入职那天，其他人都盯着我看，你却对我没有任何想法的原因。卓伊斯气得脸微微发红，捧着杯子转身就走。从这天开始，卓伊斯就处处和他针锋相对。 找不出她装一的证据，就变着法子明里暗里的揭穿她没有男朋友。卓伊斯说她手机上没有情侣壁纸，虽然已经过了沉迷于精心挑选手机壁纸的年龄，但是林和熙仍觉得他的话有道理，回去就在尤崇的手机上找照片。阿姨没有过来，尤崇提早从公司回来，自己在厨房里做饭。林和熙趴在沙发上。 伸手去拿油虫放在茶几上的手机，被路过的手机主人看见，取笑他道：“想偷偷查看你男朋友的手机？”林和熙没有半点被抓包的紧张，大大方方的歪头询问：“不行吗？”油虫迈开长腿走向他，在沙发边坐下来道：“看你表现。”林和熙瞬间意会，从沙发里坐起来，朝他的嘴唇贴过去。 眼看就要碰到对方的嘴唇，林和欣又猛地停住。那还是算了。他笑眯眯地从尤崇脸前退开。我也不是真的想要查你手机，我就是想看看你手机上的照片。尤崇抬手勾住他脖颈，不让他继续往后退。看照片也一样。林和熙丝毫不上当。我也在照片里。 所以我也拥有照片的一半的所有权。油虫直接堵住了他那张喋喋不休的嘴巴。两人亲完，林和熙道：“现在可以看了吧？”油虫还是摇头，挑唇道：“刚刚这个不算你的表现，只能算是我的表现。”林和熙哼笑一声，主动搂住他脖颈亲上去，然后就双双倒进沙发里。 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起来。林和熙的衣服都已经被推到胸膛上方，尤虫想起来，厨房里的菜还等着下锅，又赶在擦枪走火之际及时刹车，从他身上爬起来的同时，也将他从沙发里拉起来，替他把衣服放下来整理好。那副模样简直和当年叫他起床去图书馆的时候如出一辙。油虫前脚走进厨房里。 林和熙后脚拿着他的手机跟进去，他激活油虫手机的锁屏界面，发现锁屏壁纸还是那张落日海滩上的双人背影照。想起前段时间在酒店的那场误会，他点着手机屏幕问油虫：“你这锁屏图片是在哪里找的？还还挺好看。”油虫转过身来审视他两秒，确认他真的不知情以后，言简意赅的道。 杨卷给的，杨卷拍的。林和熙脑中思绪飞速转动。杨卷给谁拍的？牛虫道：“我。”“你？”林和熙不悦的眯起眼睛来，还要说什么？牛虫打断他，又好气又好笑的补充： <laughs> “还有你。”林和熙下意识的低头去看照片，声音里裹着浓浓疑惑：“你和我。” 我们在沙滩上接过吻，我怎么不记得有这回事儿？是错位，轮到游虫反过来和他算账，对方将他堵在琉璃台边，嗓音渐渐危险。你连我们的照片都认不出来？林和心眼神四处乱飞，就是不朝他脸上看，仍旧企图据理力争。只是两团黑漆漆的背影，认不出来也正常。游虫的手掌附上他后腰。 压低声音道：“认不出来，今晚就要乖乖受罚。”林和熙退无可退，抓着他的手臂缓缓眨眼：“坦白从宽。”尤虫思忖片刻：“可以。”“那就别等晚上了，现在就来吧。”林和熙动作利落的抬手掀衣服，语气里透着满满笑意。最后那顿饭果然没能吃成，倒是尤虫自己。 好好吃了顿饱饭，中间过程如何就不再赘述。总而言之，完事以后，当林和熙控诉他不守信用时，尤崇却拍拍他的脸道：“没错，本来就是四次，现在坦白从宽，所以只有两次了。”林和熙无言以对。第二天去公司，林和熙的手机换上了和尤崇同款的锁屏壁纸。 卓伊斯又说：“公司其他有男朋友的人下班都有男朋友接，唯独她没有任何人来接过。”恰巧几天后就下了场大雨，当时林和西加班到很晚，早晨出门也没有带伞，从公司里出来后站在门边屋檐下躲雨。同样没有带伞的卓伊斯也站在大楼外的屋檐下躲雨，见她迟迟不拿手机出来打电话，当即就幸灾乐祸道。 你既然有男朋友，他怎么不来接你啊？林和熙笑眯眯的回击：“ <laughs> 你不也一样，没人过来接你啊？”卓伊斯当即就垮下面色了，拿出手机打开软件约车。只是这场暴雨来得突然，附近又是金融商圈中心，约车软件上也同样人满为患。卓伊斯已经排在了第三十三位。 他心中郁闷，回头瞥见林和熙也在用手机软件约车，和自己用的还是同款软件。杨作漫不经心的问：“哎，你排了多少号？”林和熙道：“四十号。”卓一斯顿时脸上放晴：“我排在你前面。”林和熙心中觉得好笑，也没有打断他的好心情。岂料两人等了几分钟以后。 林和熙的手机却比卓伊斯更快地响了起来，在对方望过来的不敢置信的目光里，林和熙朝他挑唇微笑，从容地接起电话来。电话不是开车师傅打来的，而是游虫。对方刚刚结束会议，问他有没有回家。林和熙说没有，打不到车。游虫让他等在公司门外，然后开车过去接他。五分钟时间过去后。 尤虫的车已经开到他们公司楼下，卓伊斯还没有等来开车师傅接单。没等尤虫从车里下来，林和熙直接冒雨跑过去，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进去。尤虫从车里拿毛巾给他擦完头发，然后要发车离开。林和熙拦住他，将副驾驶的车窗降下来，笑意满满的朝站在台阶上方的卓伊斯道：“需不需要我送你一程？” 卓伊斯神色略显不自在的偏过脸去，拒绝的干净利落。不要。林和熙点点头，满脸意料之中的神情，升高车窗前，又慢悠悠的朝他喊：“卓伊斯。”卓伊斯故作不耐的回头：“不是都说了吗？不用你送。”转头在尤虫脸上亲一口，林和熙回过头来，语气带笑的打断他：“嗯。” 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也没有打到车。来接我的人，是我男朋友。即便没有看清对方男朋友的长相，卓伊斯仍是神情微僵，继而控制不住地黑下脸来。目睹来接林和熙的那辆车消失在视野内，拼车软件上的牌号还在龟速往前移，眼前的雨势也不见变小。他站在原地。 突然就酸成了柠檬。